课文二，在商场。你觉得这条裤子怎么样？我记得你已经有两条这样的裤子了。那我们再看看别的。这件衬衫怎么样？还不错，多少钱？这上面写着三百二十元。买一件。 生词。条。裤子。记得。衬衫。圆。